信仰是非常好的东西，特别是在这个每五年到十年换一种生活方式，人均寿命却长达三百年的时代，它能守着你的神智，让你不至于迷失自己。劳拉，你在干什么？ 他们俩还没到出培育箱的时间呢。你们带靖恒走，我带靖舒走。你在干嘛？滥用镇舒缓剂会有严重后遗症的呀！你怎么能给静舒注射这个？如果他们抓到我，静舒的超高精神阈值会引开管委会的视线。你疯了！居然拿自己的女儿当诱饵！浩劫之下，牺牲在所难免。能为我们……不好，被发现了！快，分头走。 顺心文化出品，《晋江文学城》，Priest 原著，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，《残次品》第七期。在新兴历二七六年的今天，第八星系通讯网终于全面落成。 从此，每个行星、每个基地、每个人的个人终端都被连接在了一起。爱德华总长发表新政府宣言与就职演说，同时颁布了第八星系宪法，确立银河城为第八星系的首都。各个星球空间站的人民纷纷走上街头，庆祝新政府。跟他一样。 各地的物资生产线虽然恢复了一些，但是需要重新规范、扩大生产。想达到星系内自给自足的水平，保守估计至少还得一年。之前应急的军需物资见底了，嗯，得尽快想办法。陆必行的工程队快回来了，你想把我支走是不是？ <laughs> 他买单。 哎，哎哎！嗯。工程队这次出行的两个任务，首先是要测评三颗被凯莱亲王轰炸过的行星目前的环境，其次要在旧的星际运输航道基础上修整、检修跃迁点。 同时布置多个军事要塞，这样航道上任何一个地点出事，迅速报警后，都有最近的军事要塞能第一时间跃迁赶到。这两个任务目前完成的都不错。陆老师，机甲转向定位现在接触不良，怎么回事？你们昨天晚上都对我的小宝贝儿干了什么？怀特，是不是你们几个又闯祸？还不快去帮忙！哦啊，昨天晚上可是他们让咱们把动力系统和主控板给拆了的。哎呀，别抱怨了。 吃得过学生杯，天经地义。天，你大爷！哎，现在这些小孩啊，胆子真是越来越大，快管不了他们了。接下了，没事，自酿酒没过滤，卖相不太好，味道还行，尝尝吗？好啊。嗯，怎么这么好喝啊？还有吗？不同的菌。 不同的谷物，微妙的环境变化都会产生不一样的味道，每一口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我还有一些，但是和这一瓶的口感可能会有些许差别。如果不介意，我回去送你两瓶。 <laughs> 没关系，我是吃营养膏长大的，舌头没那么刁。营养膏和营养针虽然妨碍了人们品味美食。 但确实救了很多人的命。嗯，这次能成功解除病毒危机，也多亏你了。你也救了很多人的命啊！符合反污秽教育的事，即是分内之事。林将军能网开一面，我深表感激。能为八星系新政府的生态农业出一份力，亦是我的荣幸。这次我们带回去的农作物检验样本，如果能通过质检，就能解决八星系的温饱问题。陆老师。 你觉得我们都是反对社会发展的疯子吗？啊？ <laughs> 你这么想，也有道理。组织中确实有很多人都这样，为了反科技而反科技，从来不去探究这背后的逻辑。什么事情舍弃了起码的思想体系，一走向极端，就容易变味。 我们一开始只是想让人们能够停下脚步，时时反思自己，不要被自己的傲慢和冲动毁了。人类的文明看似固若金汤，其实像是一艘四面漏水的破船。你不随时保持警惕，它就会滑向黑暗和深渊。嗯，比如现在，比如现在，伟大的伊甸园网络吞噬了人们的灵魂。 伟大的星际超时空重甲能装载毁灭一整个星球的武器，所有人都在争斗，所有人也都走向毁灭。你看着这些立场各异的人，最后都会与泥沙俱下。这就是我们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，反对过分干预改造自然，反对过于依赖人造产品的原因。 当年联盟的自由宣言多么伟大！不到三百年，凡人的一生还没过去，就落到现在这种地步。为什么？难道和伊甸园没有关系？伊甸园一毁，马上有人针对他扩散毒品。我听说都已经流毒到了第八星系。确实，组织里有一些疯子掌握了话语权，但联盟就不疯狂吗？伊甸园就不疯狂吗？ 你不能因为他们疯子多、声音大，就认为他们是正常的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也许你是对的，也许你是错的，也许未来看，在我们所处的这段历史中，你们有短暂的预见性，而在更长的时间里，你们又成了后人嘲讽的短视人。在历史这条漫长的河边，每个角度看到的都是不同的风景。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赞同你们，因为我能活个两三百年就很了不起了。这一生，到死也不足以验证一个结论，谦虚了。没办法，我的工作就是不断试错，不断为新的想法热血沸腾，在摸索里自行否定。时间长了，对于对错的看法会保守很多，职业病吧。同时，我也认为。 有信仰，不代表就是邪教。信仰有理由，也有必要存在。哦，陆老师这么想，让我有些刮目相看了。但是霍普先生，假如你为了立场、观点甚至利益而战，随着时过境迁，你的立场可以更改，观点可以推翻，利益也可以权衡取舍，这一切都可以是错的，而错了也都可以修正重来。但信仰不同。 我觉得信仰必须要神化，不可以离世俗太近，更不能扯进世俗的冲突里，因为它要么永远且绝对正确，要么面临全盘崩塌。可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曲折而反复，没有什么能永远正确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走错了路，你怎么办？你是崩溃呢，还是像那些走火入魔的人一样，害人害己？ 执迷不悟。嗯，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但陆老师，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：人类起源于信仰，人类也将毁于信仰。 <laughs> 陆老师，这个问题有点复杂，你能过来一趟吗？为了交通安全，我得给熊孩子收拾残局去了。 陆老师，你有信仰吗？你干嘛抓我手？你的个人终端忘关了。哦，我在旁边。有吧？ 将于三小时后从第四航道出发，请附近起降的机甲驾驶员注意闪避。哎呦，提前三小时清道，干嘛呀？这么大动静，不会是将军亲自出门吧？哎看来有些人啊没什么运气。 <laughs> 当家的一天到晚要出门打猎混生计，连个婚嫁都没有。哎，对了，陆老师，我想采访你很久了。 睡到林景恒是种什么样的感受？ <laughs> 不怎么样吧？不怎么样是正常的。哎，跟你说啊，那些看着光鲜的高龄之花，味道都不怎么样。被人伺候惯了，根本不会照顾别人的感受，谁难受谁知道。哎，事后他自己跑去抽烟，也不知道给你盖条被子吧。 上次还告诉我闷骚好呢，哎，我那有点助兴的药，要不要试试看？呃，呃，药降落了，注意闪避，注意闪避。马克要基你出来，快点！货物装载完成了没？三号发射台已经准备完毕。三号发射台已经准备完毕。来，魏营长，下去看看。少管闲事，开你自己点。哦，好好好，老爸。 他怎么在指挥中心门口？这严防死堵的也太夸张了吧！嘘，嘘。怎么是你？灯光还搞这么暗。你怎么有个那么烦人的爸？这更年期得有好几百年了吧？要不，你干脆把我藏进机匣里偷走得了。嗯，也行。 这架机甲会被编入第三小队，离开大机层后，你报送故障，直接上重三就行。我让战路闭嘴。哎，别别别，爱德华总长非疯了不可。 <laughs> 啊，好啊，将军，满口这样这样，一肚子那样那样，以前怎么没看出你是这种人呀？ <laughs> 他又穿上了这身制服，浑身上下都这么整整齐齐的。 真想在他的衣领上咬一口。啊，对，对不起，我，我在干什么？我在想什么呢？他，他生气了吗？不会是突然对我做了什么手脚了吧？你喝酒了？啊，呃，对啊，我喝酒了。醉酒的人就是容易莫名其妙的兴奋，自控力就是会下降啊。 是不是出生前就认识你了？不然，为什么会这么喜欢你？原来你不是冷淡呀！我一会儿还要走，时间太局促了。你，在第八星系这么多年，没有试着喜欢过别人吗？也许。 你应该试试，林，你的风格不应该是，我要是敢朝三暮四，就炸了我的三，夷平我的四，再顺便打死我吗？呃，完全打死还是不要了，可以留一口气给我深刻反省。 <laughs> 那怎么可能？我没那么多时间。来，我帮你，别怕。 笑什么笑？ <laughs> 外套都不要了。我走了。哎。你，你还要干什么？喂，你能从会议室旁边那个衣柜里搬出来吗？去我那儿好不好？我那儿离指挥所也不远呀。说人话，别撒娇。那你爸呢？拴起来吗？ <laughs> 我摆平。外套还给我。 算了，我走了。 要干嘛？ <clears throat> 找林将军。我听说军工厂的规划图出来了，来看看。林将军呀，林将军不在，我刚看见他走了，要飞外星去了，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。嗯，也没准顺便去攻这个第七星系吧。哦。哎呀，我穿起军装来也挺帅的嘛。 林敬恒堂堂一个，他是黄鼠狼变的吗？这种偷鸡摸狗的事也干得出来，要不要脸了？滚蛋！别在我这散德行，养你还不如养盆花呢。爸，大家都一起出生入死这么长时间了，你承认对他有误会了吧？误会他是个王八蛋，我误会了吗？你说他是陆逊将军的养子，那不是你追随过的人吗？ 林还跟你们一起修建了广场和新政府，哎，你怎么就不能对他爱屋及乌一点呢？ <laughs> 陆信教育不出这种混蛋玩意儿，肯定是他自己瞎他妈长的。他，你到底看上他哪儿了？长得帅啊！我长得是特别帅，我小时候看他照片都能舔半天。承认吧，爸？谁是你爸？我不是你爸。 说多少遍了？你是我从垃圾箱里捡的，我生不出你这种二百五色狼！滚滚滚滚滚滚！陆老师，你在这儿啊？我正找你呢。什么事儿啊？上次你们从反污会老巢里缴获的加密文件，我们按你的方案试验了波尔洛旋转加密，找到了一点门路。快过来看看。好，走。你们觉得这个这样可不可行？ 我觉得可行。嗯，我觉得差不多挺好的。好，那我们试试吧。好，好。陆老师，听说你们破解了反误会的加密文件。嗯，打开。是。能源系统所剩不到百分之十五，备用能源系统已被炸毁，我弹尽粮绝，正在灵位的瞄准镜下录这一段话。 哼，重星何道？看来他真的是连道别都不肯啊！我是劳拉·格登。劳拉·格登，这灰色。g e c 第一研究院负责。是他。抱歉，我刚才看见加密文件夹里存了大量实验资料，似乎与反乌会的生物实验有关。一旦外流泄露，可能会造成公共危险和恐慌。为了安全起见，需要经过专家审核才能酌情披露。 希望诸位理解。啊，好的，我们理解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啊，东西收好，我们走了。把爱德华总长请过来。是。联系林将军。T D G E C 第一研究院，就是传说中的白塔。嗯，白塔的全称是伊甸园技术发展中心，那儿汇聚了这个世界上最顶级的网络工程师、生物学家、人类学家等领域的人才，负责所有与伊甸园有关的技术性事务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 我没记错的话，伊甸园管理委员会有七大董事，其中一位似乎就是信戈登。戈登家族是伊甸园的奠基人之一。你知道，对于沃托的权贵来说，做慈善是日常必需品。戈登家族曾经搜罗过一批超高智商的孤儿，在第一星系边缘的小行星上建了所公益学校，劳拉·戈登就毕业于那里。那么看来。 这位劳拉女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了。佼佼者，不止。劳拉·格登是个天才，后来被格登家占着董事席位的那个老不死一眼看中，点名重点培养，收为名义上的养女，改姓格登。后来又代表管委会与军委政治联姻，嫁给了中将林卫。你说刚才视频里追着她打的那个人是她丈夫？对，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。 这对貌合神离的夫妻后来有了一对龙凤胎，其中的男孩叫林敬恒。什么？我们带回的样本检测结果非常理想，绿色无公害，口感绝佳，很适合作为提取营养针与营养膏的原料。哇！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土里长出来的吃的，这就是天然蜂蜜吗？哇！尝尝，给我尝尝，给我一点，给我来一点。可以直接吃吗？嗯嗯。以前地方性息可没见过，都是人工合成的。尝尝，给我来一点，我来一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甜啊。嗯嗯。哇，好吃！哎！你们呀，是甜味剂吃的太多了。对于远古时代的人来说，甜味代表高热量。 在食物匮乏时是难得又珍贵的东西，所以关于甜味的美好记忆保留在了我们的基因里。后世大量合成的甜味剂就没那么浪漫了。哦，对，就像照着女神的脸批量生产的充气娃娃。 <laughs> 呃，不好意思啊，跟他们待惯了，太粗俗了。哎，有股花香味儿，女孩子。 应该会喜欢吧？会喜欢的。 <laughs> 呃，不是啊，我们日常训练对食物质量要求很严，我反正也不敢多吃，留给陆老师的那帮学生好了。你给谁呀？我真的没什么意思。陆老师老觉得我是变态，闷死了。呃，对了，我听说他们在设计一种初级机甲，如果能成功，普通人会像学习脚踏车一样容易的掌握这种初级机甲，那不就厉害了？万一打仗？ 人人都能当太空军，是吗？太空级的武器轻易就能把一座城池夷为平地。普通人像骑脚踏车一样就能握住这种魔鬼的手，你觉得很厉害吗？我却觉得很可怕呀。嗯，也是这么个道理。但这就是个课堂作业吧。再说了，特殊时期没办法，到处都在打仗，机甲设计师根本不够用，我们也要保护自己啊。 有时候想一想，真觉得很难过，就像看着所有人一起踩在悬崖和钢丝上似的。去你那里听听清晨时的鸟叫，都要舒缓很多了。哎，那不是爱德华总长吗？奇怪，总长不经常到研究院来啊。好像是陆老师他们破解了反污会核心文件的加密。嗯，到时间了。 先生，俘虏们都已经控制住了，这个人造空间站已经完全被我们接管。嗯，机甲收发站台建设标准、轨道进出密钥规格，甚至能储型号，都与联盟军委标准高度一致，近乎严谨。这意味着空间站本身与这些军备物资都是批量生产的。切，一套呢，财大气粗。这里的武器装备、战略物资等一应俱全。空间站还有自己的动力系统，可以像星舰和机甲一样行驶。 如果这也是自由军团，你有没有觉出不同来？根据历史数据，自由军团的武装机甲特点是小而零散。虽然他们热衷于尝试各种新鲜事物，但必须得说，他们的经费看起来并没有那么足。这就像是他们远在联盟的金主亲自来第八星系，披金戴银的让我们抢一样。八星系有利可图吗？有点奇怪，为什么？报告。 终结站俘虏清扫完毕，即将恢复与启明星的远程通讯。小心，有俘虏脱离控制。将军，俘虏尸体上掉出了芯片。芯片。张鲁，远程通讯恢复以后，告诉图兰。 将军，两小时前，陆老师他们破解开了反污秽核心加密文件，你需要看看这个。我是劳拉·格登，PPTEC 第一研究院负责人。我以为我差点变成一个靠打猎养家的猎人，穷。 且忙碌，还拖家带口。直到我看见这个女人，她把我从荒凉肆意的八星系，一下拽回冰冷的联盟。 子的灵魂，让谁沉入沼泽，又让谁陷入深渊？穿过时空流年，飞越宇宙瞬间，心海波光璀璨，照亮凡尘的悲欢，命运轮回的极限。 爱与恨的变迁，自由的梦成灰烬也不会被掩埋。风在笑，雨在摇，雪在升起，在飘，涅槃重生。 那些走过的照片和画面，都成。